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拯救美强惨男二》，作者九月流火，第二百五十七集。前后俱是一片沉默，叶崇玉几人又是受骗后的愤怒，又是被看清的不忿，内心一言难尽。而跟着风雨家前来的亲卫兵一脸呆滞。 他们听到了什么呀？是他们想的那个意思吗？风雨家压下内心的震惊，那一瞬间福至心灵，他知道他应该带着自己和随从走了，再待下去就要惹天地陛下不快了。风雨家很有眼力劲儿，他伸手，掌心飞出一道红色的灵光，将风雨尘牢牢捆住。风雨尘都没来得及反应，就被绳索束缚，他用力挣扎。 然而风雨家不为所动，手型轻轻一动，将风雨晨拽离队伍。风雨家身后的侍从连忙上前接住风雨晨。风雨晨从小捧在手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何曾受过这种对待？他奋力挣扎，嘴里嚷嚷道：“放开我！我是太子，谁敢对我不敬？等回去后，我必然让母亲治你们的罪！” 若是风雨晨对吴州的政务再熟悉一点，就能发现，代表凤凰族最高等级的亲卫队中，此刻已经有半数面孔换了新人。曾经的亲卫队是凤凰女王的亲兵，一举一动都听女王号令。然而现在，人手已经全部换成了风雨家的。风雨晨不说还好。 他一说，风雨家的亲信们立刻想起这些年大公主不得不委曲求全替风雨晨善后的经历。为首的女武士冷笑一声，扣押风雨晨的手更重了。哼，公子对太上皇一片孝心，令属下钦佩。不过，如今我们吴州已经没有太子了，女王刚刚登基，未有子嗣。公子现在没有爵位，没有身份，只是一介庶民。 女王仁慈，愿意叫你一声弟弟，可是你见了女王却该行礼。住口！风雨家淡淡扫了他们一眼，仪态雍容，可是女王的威严顿生。陛下面前岂可放肆？押他下去，严加看管，勿要给陛下添乱。亲卫们齐齐行礼。风雨辰还想再挣扎，却已经被人封住了口。他多年来不勤修炼。 此刻根本拗不过女武士，被压着脑袋拖到后面。云梦涵看着风雨晨被生生拖走，又惊又诧，下意识往前追了几步。你们做什么？就算是凤凰族的女王换了人，她也是你们的太子啊！你们，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她云梦涵没走几步，就被一道红色的绫带拦住。 灵袋的另一头伏在风雨家手中，风雨家冷淡地看着云梦寒说：“魔尊王妃，请你自重。我凤凰族一生只有一个配偶，风雨辰尚未婚配，而你已经是嫁人之身，请勿要纠缠。”云梦寒像是被人打了一闷棍一样，脸色一下子煞白。 风雨晨听到风雨家竟然这样说，雨梦涵愤怒的挣扎，然而除了发出呜呜声，根本做不了任何事情。雨梦涵脸色白的像纸，因为羞窘，身体都微微颤抖。红莲妖王看到雨梦涵这个模样，立刻受不了了，他眯了眯眼，不善的看向风雨家。区区凤凰族，竟敢羞辱梦涵。 本王必要负了你们的老巢，让你们为青天的话付出代价。风雨家对这种话轻轻一吃他端着高贵大方的笑意对红莲妖王颔首说：“妖王好大的口气！如此，我拭目以待。”妖族没有道德律法，红莲妖王更是随心所欲惯了。 他见凤凰诸人一派轻视的模样，内心邪火更甚，一字一顿道：“本王早就说过，天下若有人敢欺负他，本王便杀尽天下人。尔等对他出言不逊，本王便杀尽天下凤凰。”洛寒慢慢嗯了一声，和善地笑着问：“嗯， <laughs>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林青霄看着清冷威仪，却毫无预兆的出手，一掌击中了红莲妖王。红莲妖王连躲避的机会都没有，被一掌打飞，直接撞到后面的树上，噗的一声吐出一口鲜血。云梦涵尖叫了一声，连忙跑过去看红莲妖王的状况。剩下几人顿时警惕，拿出全副身家护在身前，一动不动的盯着林青霄。 林青霄收手，目光淡淡的，轻视天界和凡间百姓的性命，便是轻视本尊。想图本尊的臣民，先过了本尊这关再说。风雨家无声松了口气，先前红莲妖王说打入凤凰族老巢，风雨家完全不惧怕他。凤凰族即便不以战斗力出名，也不至于无能到这种程度。 可，如果红莲妖王要对落单的凤凰出手，那就有些麻烦了。但是林青霄不动则已，一动惊人。他这一掌打出去，震慑了红莲妖王和叶崇玉，同样也给凤凰族君臣打了一剂强心针。凤凰族不擅长战斗，但是他们天地陛下不是啊？有陛下在，妖王和魔尊算什么呢？风雨家心中大定。 对于红莲妖王和叶崇玉的态度更鲜明了。他今日任务已经完成，也明确的在林青霄面前表了立场。风雨家对林青霄行礼说：“陛下，臣弟是非不分，给陛下添了麻烦，臣十分抱歉。臣已经捉拿回臣弟，事后必严加看管，请陛下放心。”林青霄淡淡应了一声。 说：“虽然是非不分，那就不要再放出来若下次他再跑到魔族队伍里，恐怕叛魔的罪名就逃不掉了。”风雨家一顿，更加温顺的低头。是。林清霄三言两语间就已经决定了风雨尘后半生的命运，圈禁于宫城，终生不得自由。而王宫中当家的，还是曾经和他。 争过王位的姐姐，但是至少留了一条命在。风雨家觉得这个判决对天帝来说已经仁慈至极。林青霄刚才随随便便抬一下手，就能把红莲妖王打得重伤吐血。若是林青霄对风雨晨出手，现在风雨家拖回去的只会是风雨晨的尸体。风雨家没有任何不满，行礼后就要告退。 他走前无意扫了天帝身旁的女子一眼，那个女子的眼睛漂亮的惊心动魄，和他视线对上时还对他微微一笑。风雨家心里涌上种难以言说的感觉，仿佛是多年前的故友重逢，然而他们两人分明从未相识。或许，这便是凡人口中的一见如故。 风雨家来不及想太多，他留意到林青霄眼神动了动，似乎不满他盯着洛寒看这么久。风雨家反应过来，即刻收回视线，带着风雨晨离开了。风雨家走时，对面的人趁着他们这里说话，也纷纷使出看家本领逃走。洛寒见灵光、魔气、妖气一道道消散，回头看林青霄：“你不追，就这样看着他们跑？” 林青霄按住洛寒的手说：“不急，走吧，我们该去冥界了。”洛寒和林青霄再次回到忘川河边，然而这次河对岸乌泱泱站了一片人，为首的冥帝见到林青霄，立刻带着众鬼行礼：“参见陛下。”林青霄虽然是天帝，但是如今天界、人界、冥界都归天宫统领。 就像人间帝王见了林青霄要行礼一样，冥界贵为冥界之主，见了林青霄依然要执下级礼。林青霄微微抬了下手，淡声说：“不必多礼，本尊这次是私人行程，不涉及公务，不必大动干戈。你们都回去吧。”林青霄这么一说，冥帝更不敢放松了。天帝陛下的私人行程。 不伺候好，晚上他敢睡觉吗？明帝不敢公然和林清霄对着干，天帝都说了不要兴师动众，明帝不敢搞一些花里胡哨的排面，生怕搅扰了天帝微服私巡的兴致。但是不能明着欢迎，一些小的仪式还是能搞一下的。于是洛寒就发现，他们乘坐的船变成了精致的画舫，一路走来水质清澈。 两岸燃烧着大片大片的曼珠沙华，隐约还有貌美的鬼在花丛中跳舞。总而言之，冥界的治安看起来清明祥和，百鬼安居乐业。洛寒只看了半天就觉得没意思，他回到画舫内，见林清霄老神在在喝茶，洛寒坐到他身边问：“你不是来微服私巡吗？” 都不去看看冥界的景象，没什么可看的。林青霄纤长的手指握着茶杯，缓慢转着里面的茶水。类似的景象我看过太多了，都不需要出去，便知道外面是什么模样。林青霄举杯，发现洛寒一直盯着他的手。他低头瞥了一眼，见手中瓷器古朴，花纹中规中矩，茶也是一般茶，没什么奇异之处。 林清霄问：“怎么了？这盏茶有什么问题吗？”“没有。”洛寒说着捞过他另一只手，说：“我在看你的手，这双手啊，可比瓷器漂亮多了。”花言巧语，林清霄脸上不动声色，但眼睛中飞快划过笑意，任由他握着自己的手看。各位小耳朵，本集已播讲完毕。 动动手指，点点订阅和分享，下集更精彩哦！